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零一集。栈道很快走到尽头，洛涵在城门口付了入城费后进入云中城。云中城没有常规意义上的街道。 所有建筑都悬浮在云上，随着风高低起伏。想要从一朵云移动到另一朵云上，只能飞行。鸟族天生善飞，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。为了照顾幼鸟或者其他族来客，凤凰族在云间铺设了浮桥，没有扶栏，要一阶一阶跳过去。洛涵站在浮阶上，和林青霄吐槽说。 说真的，这种浮桥对于异族人来说，难道不是更危险吗？比如邹继白这种体型重又不擅长移动的种族，所有通行道路都是这种浮桥，他一定会疯吧？洛寒话音没落，空中突然吹来一阵大风，云雾涌动，浮桥随之上下起伏，洛寒吓了一跳，本能抱到林青霄身上。林青霄笑着将他拥住。 浮阶上只有他们两人，因为重量轻，震动更加剧烈。洛寒抱着林青霄的腰说：“我想起在我最开始学习法术的时候，你也在中山搭过类似的扶墙。我前一天才学会背飞行术口诀，第二天你就把我推下去学飞行，当时吓死我了。”林青霄当然记得，他无奈道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谁推你下去了？” 突然让石头失重，不是你干的？那是为了锻炼你的身法。哼，强词夺理。洛寒轻哼一声，两人都觉得自己才是有道理的那个人。林青霄见洛寒不想动弹，伸手搂紧他的腰肢，说：“ <coughs> 小心！”他刚说完，就从扶阶上一跃而起，身姿翩若惊鸿，一跳越过好几节石阶。 他脚尖在石头上轻点，如同没有重量一般，轻巧又流畅地越过浮桥，停到云层上。种族天赋实在是外挂一样的存在，他们这里的动作甚至引得许多鸟族回头看。洛涵不想留在这里被人围观，他拉起林青霄的手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去看看其他地方。”两人并肩走在云层上，洛涵漫无目的的走了一会儿。 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，这里难道没有居民吗？一路走来，我好像都没有看到民居，都是各式各样的商铺、酒楼、法器阁。林清霄说：“没错，除了王族，其余民众都住在地面。云中城内只有宫殿和商楼，难怪云中城看起来如此干净圣洁，原来压根没有百姓。”洛寒感叹。 这时候吞元兽在灵兽袋中闹腾，洛寒实在关不住他只能将吞元兽放出来放风。吞元兽一出来，看到换了新的环境，眼睛都亮了。洛寒生怕他在云中城啃下来什么，云中城是凤凰族的圣城，真出点什么事儿，他可赔不起。洛寒赶紧捂住吞元兽的嘴，吞元兽蠢蠢欲动，不住挣扎。 林青霄见他们两个僵持不下，微叹说：“ <sighs> 前面有灵兽店，我们去里面给他买些什么东西吃吧。”看情况只能如此。洛寒一路警惕着吞元兽的嘴。等到了灵兽店后，吞元兽有灵性，知道林青霄在，无论要什么都有人给他买单。吞元兽狮子大开口，见什么都要试。洛寒拳头硬了，又想揍他。 林青霄在这种地方却很耐心，任由他挑选，然后让店家全部包起来。店小二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单子，赶紧动员起全店人给大客户打包。林青霄去前面付账，洛寒在原地看着吞元兽，趁机压低声音警告道：“你适可而止，再胡闹我就把你关起来。”吞元兽并不害怕，他刚刚在林青霄那里取得了胜利。 如今整只羊都抖擞起来了。洛寒笑了笑，温柔地揪住他的耳朵：“ <laughs> 三天不打你，你胆子又肥了。”吞元兽想反抗又不敢反抗，洛寒竟然从他黑乎乎的脸上看出纠结的表情。他和吞元兽正在交流主仆感情，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。洛寒和吞元兽一起回头。 发现一堆侍从涌入灵兽殿，顷刻间将灵兽殿挤得满满当当。在侍卫后，一对穿着精致的侍女们进入，又是撒花瓣，又是用拂尘清理空气。等处理完后，众多女子才众星捧月般拱卫着一对男女出场。那个男子衣着华丽，头上戴着银冠，看样子身份不菲。他一进店就对身边的女子说。 你想要什么随便挑，在云中城，没有姑拿不下来的东西。头戴银冠，自称姑，还出现在云中城，洛寒大概猜出来这是谁了。凤凰族的太子风雨辰，也是原文剧情中云梦寒的痴心爱慕者之一。洛寒算了算时间，如果按照原本的剧情，现在叶宠玉没有被发现体内有魔气。 还以中山大公子的身份在仙界备受推崇，叶崇玉和云梦寒也没有这么早成婚。他带着师妹、表妹两位红颜知己游历仙界，途经梧州的时候，认识了凤凰族的太子风雨尘。同行人马中有素隐月在，可想而知，云梦寒备受排挤。风雨尘最是怜香惜玉，他对云梦寒十分怜惜。 在经历一整串探险后，他成功爱上了云梦寒。原本剧情中，云梦寒和风雨晨相遇，大概就是现在。现在男女主和林青霄的命运轨迹已经被改得完全不同。中山当家做主的人变成了林青霄，剧情中男主光环强盛的叶崇玉却已然堕入魔界，成为仙界人人喊打的叛徒。风雨晨与云梦寒的相遇。 就这样被蝴蝶效应删没了。洛寒看了一眼，就收回视线。风雨尘虽然在剧情中对云梦涵爱的失去理智，可是现在一切都没有发生。风雨尘对洛寒而言就是个陌生人。如今云梦涵已经嫁到魔界，对天界来说一样是叛徒。 风雨辰就算再恋爱脑，也不至于不顾自己的继承人位置，扑腾到魔界为女主生、为女主死啊！这一次，风雨辰大概率不会和云梦寒有交集了，那么洛寒也不会关注风雨辰，大家互不干扰，刚刚好。然而洛寒不想惹事，事情却偏偏要找上他。太子爷带着女人来买东西，那位美人儿虽然一副害羞模样。 可是下手毫不手软，基本是挑最贵的买。他只到几样特供品的时候，店小二表情怔了一下，极快的看了眼洛寒。洛寒立刻涌上不祥的预感，莫非被我们买完了？结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店小二一脸陪笑说：“姑娘不巧，这几样小店卖完了，你要不看看其他的？” 那位美人不痛快，可是，在风雨晨面前，他不想破坏自己的形象，又点了其他几样。店小二额头上的冷汗越来越多，他擦着汗，战战兢兢的说：“姑娘，这几样也卖完了。”美人一下子恼了，连风雨晨也很不高兴。你知道姑是什么人吗？ 出来照顾你们店里的生意是看得起你们，你们竟敢如此怠慢！呃，不敢不敢！店小二慌忙赔不是，他怎么会不知道风雨城的身份呢？可正是因为知道，他才如临大敌。凤凰族的太子惹不得呀！店小二没有办法，只能走到洛寒身前，试图和洛寒打商量。姑娘，不巧。 太子殿下也看上了刚才那几样东西，姑娘您看，您能不能换几样买呀？啊！风雨晨和他身边的美人这才知道，并不是店小二家断货，而是被人提前一步买走了。美人有些吃惊，他知道这些东西的价位，当然知道全部买下来需要多少零食，恐怕唯有云中城的宝贝太子才能眼睛不眨的送给女人。 而眼前这个女子竟然买下了更多，不仅令他好奇，此人到底是什么来路？洛寒摸着吞元兽头顶上的毛，对于眼前这种状况十分无语。吞元兽有灵性，他听懂了店小二的话，不满的咩了一声。听说凤凰族如今当政的是女王，鸟族专情，子嗣尤其艰难。凤凰女王早年得了一女。 后来多年没有子嗣，女王本来已经绝了子嗣的心思，没想到多年后竟然偶然怀胎。那个时候，凤凰女王的伴侣因为意外死去，女王大为悲痛。这个孩子的到来就成了女王的精神寄托。等生下来后，女王发现是个男孩，惊喜非常，一出生就立这个孩子为太子，正是风雨辰。 风雨晨在母亲和长姐的宠爱下长大，又有云中城的民众无条件纵容着他，被宠出一身王子病。人家也确实是王子，有资格目中无人。但是洛寒既不是他的母亲姐姐，也不是他的属民，并不打算惯着他。洛寒说：“先来后到，天经地义。即便是贵国太子，也没有资格抢别人的东西吧。” 风雨晨本以为抛出自己身份后，对方就会忙不迭将东西奉上，没想到这个女子竟然完全不理。风雨晨从没受过这种怠慢，当即怒道：“大胆！你知道姑是什么人吗？”太子殿下，美人惊呼一声，连忙依偎到风雨晨身边，给他顺气。太子勿恼，区区凡民，不值得您动气。 洛寒身为天道，听到“区区凡民”这种形容，实在不舒服。万物生而平等，生命都值得被尊重。在他眼中，世间万物都是一样的。凡人界的一个普通百姓，和仙界、魔界的高阶权贵，并无高下之别。红莲妖王一口一个“若你不开心，我就为你杀了天下人”。 风雨晨也理所应当地觉得自己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。洛寒听到这种言论，真的很想教他们重新做人。洛寒冷冷看着风雨晨说：“先来后到，天经地义。即便是贵国太子，也没有资格抢别人的东西吧？你生来就是太子，这是你命好。你应当感谢赋予你财富和地位的百姓，而不是自觉高人一等。” 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上天能赋予你幸运，就能收回。望你好自为之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